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十七集。不远处，云梦寒也叹息着摇头。他虽然感谢二公子又救了他一命，可是此刻他亦觉得二公子太儿戏了。 灵气束缚已经是御风术的高阶用法，许多修炼了几百年的弟子也未必能成功。洛寒现学现用，还妄图去困住强大的凶兽，无异于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嚷嚷着要去屠龙，托大的简直可笑。也亏他们一个敢教，一个敢试。身边的师姐和云梦寒低叹：“这个女子到底是谁？以前怎么从没见过她？” 云梦寒摇头说：“他并不是中山的弟子，是二公子在外结识的人，身份成谜，来历我也不知，你也不知道。”师姐狐疑，看向云梦寒时，疏忽带了些揶揄的笑意：“你是二公子身边最亲近的女子，还能有你不知道的事情？”云梦寒脸色更白了些。 似乎被戳到了什么痛处吧，低声说：“师姐，我和二公子清清白白，只是普通的同门关系，请师姐不要开这种玩笑。”师姐看看云梦寒，再看看不远处众星捧月的林崇玉，露出了了然之色。我明白，你是两位公子都放在心尖尖上的人。 有大公子在，你和二公子自然只是普通的同门关系。云梦涵唇色苍白，眼神中流露出某种凄怆。师姐，并非如此，请你不要再说林崇玉听到这边的动静，已经朝他们这个方向扫来。云梦涵从亚鱼爪下获救后，莫名和林崇玉生分了。 不肯像往常一般站在林崇玉身边，而是硬挤到普通弟子的队伍里。众人都知道，云梦寒和两位公子关系匪浅，谁敢拒绝呀？现在云梦寒和大公子闹矛盾，非要和他们同舞，众弟子只能忍着林崇玉杀人般的视线，同意哦。师姐感受到林崇玉的目光，不敢再开云梦寒的玩笑，赶紧噤声。 他不把云梦涵当回事儿，却不敢得罪林重玉，更别说云梦涵身后还有二公子护着。师姐心里涌上一股莫名的烦躁，真是上天无眼呢！有些人明明一无是处，但就是招男人喜欢。大公子就不说了，二公子为何也是这样呢？林清霄是中山所有人心中的高岭之花，曾经他是庶出时，都有许多人视他若神明。 如今得知林清霄才是正经的嫡出子嗣，天之骄子，他的支持者越发汹涌。这样的人本该站在高山之巅，永远不染凡尘，永远高不可攀，一辈子被人仰望。可他独独对云梦寒轻言有加，若是换成其他天之骄女也就罢了，偏偏是云梦寒，气人至极。师姐停了一会儿。 看向前方，战局越发焦灼，忍不住问：“大公子什么时候上去帮忙？再打下去，可能二公子就要受伤了。”云梦寒也皱着眉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师姐不住撺掇云梦寒：“云师妹，你不妨去和大公子求求情，你一求情，肯定大公子就答应了。”云梦寒露出为难之色，他刚刚才和林崇玉冷战。 现在就上前去求情，像是服软一样，但是他又不能真的看着林青霄受伤。师姐再三劝说，云梦涵最终被说动了。他暗示自己一切都是为了林青霄，硬着头皮走向林重玉，低声说：“大公子，凶受危险，请你去帮帮二公子。”云梦涵终于和他服软了，却是为了另一个男人。 林崇玉腾的升起怒气，他忍着不悦问：“你来找我就是为了他？”云梦涵低头遮住眼睛说道：“对。”林崇玉心中怒火更炽，他忽的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我帮他可以，但是你要求我。”云梦涵感到一种耻辱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让他求他。 可是林崇玉刚才却为了另一个女人弃云梦寒于不顾。云梦寒紧紧咬唇，最终还是对林青霄的担忧占了上风。林青霄对他有恩，他不能忘恩负义，哪怕是在林崇玉这里受辱也没关系。我求你。林崇玉看着他这副样子，邪火越烧越旺。又是这样，林青霄在他心中就那么重要吗？ 林崇玉心里不知道是嫉妒还是恼恨，他有心为难他，故意说：“你刚刚若不是求我，我或许会去救他。但你当真求我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为了他，究竟能做到哪一步。”云梦涵脸色煞白，抬头不可置信地瞪着他：“你……”他们两人还在这里相互虐心。 没想到身后忽然爆发出一阵阵惊呼，云梦涵讶然抬头，见所有人都盯着对战的方向，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可能的事情。云梦涵也跟着看过去，他看到战局中央，洛涵站在结界内，做出了一个不太标准的手印。洛涵两手结印，似乎在艰难抵御什么。他忽地换了个手型，灵气猛地收紧。 竟然当真将凶兽的脚步拦住了，观战的众人又爆发出一阵惊呼。凶兽脚步被绊住，顿时暴露出许多破绽。林青霄趁机进攻，剑光又急又猛地攻向凶手。他的剑虽然快，可是每一招都精准无比地打到同一处，立时凶兽心口划出长长的一道血痕。 亚于皮糙肉厚，等闲进不了他的身，更没法攻破他的防御。然而，所有妖兽都是皮毛坚实，内脏脆弱，只要见了血，接下来抓住攻击这一处，任他皮再厚也撑不住。可以说，只要见了血，就已经赢了一半。云梦涵感到茫然，他刚刚还在放下尊严求林崇玉帮忙，但为什么看起来前线并不需要呢？ 他不久之前觉得洛寒和林清霄太过拖大，现在看来，原来拖大的是他。林崇玉勃然变色，哪还有心思注意和云梦寒的对话呀？他按兵不动是为了耗死林清霄。他拿准了林清霄经不起持久战。但是现在的发展，为什么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呢？林清霄真的是一个失去了龙丹的人吗？ 洛寒真的是一个初学者吗？林崇玉简直怀疑自己的认知。但是这还不止，林崇玉亲眼看着洛寒屡屡绊住亚宇的手脚，在亚宇分心的一瞬间，林青霄立即就抓住机会攻击。洛寒控制林青霄攻击，竟然还配合的不错。林崇玉受到冲击，其他人也没好哪儿去。这是真实存在的妖孽吗？ 现场教学，现场出师。而战局中心，给众多弟子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的洛寒，此刻还一无所知。林青霄凝聚起的灵气要比洛寒强大许多，但是操控难度也是翻倍的。洛寒艰难地让风缠住凶兽的关节，凶兽屡屡行动受阻，越发暴躁，挣扎力度陡然增大。 洛寒明显感觉到压力倍增，他实在坚持不住了，赶紧求助林清霄。他反击越来越疯狂，灵气要散了，怎么办？亚宇四肢被牵制住，林清霄不必操心身后的偷袭，攻击节奏加快许多。他听到洛寒的话，再一次现场教学：风无形无色，无处不在，不要正面硬扛，散就散了，顺势应导，以柔克刚。 洛寒听到后，顺势散去了缠在凶兽爪子上的灵鞭。凶兽突然失去束缚，出于惯性往前扑了一下，力道顿时泄了。他正要蓄力攻击林清霄一道风顺着他的皮肤绕到他的关节上，猛地绊住他的动作。亚宇愤怒的回头喷火，那道风却突然散去了。 亚宇回头喷火的功夫，林青霄又一记攻击打到亚宇的伤口上，他的伤口流血更多。亚宇怒吼一声，窝火至极。洛寒现场抱佛脚，慢慢悟出了猥琐流打法，简称骚扰一下就跑。他是天道，天生亲和灵力，可以操控任何一处灵力，忽然凝聚成锋刃或者锋鞭。 风融于空气中，无处寻踪，又无所不在，简直防不胜防。他也不去打，就躲在后面，时不时骚扰一下。亚宇只要被分神，林青霄就能抓住时机攻击，竟也配合的很默契。洛寒第一次发现，战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然而，对于另一方亚宇来说，这打架体验简直差极了。 打也不打个痛快，总有人偷偷摸摸给他使绊子。他回头打算好好算账的时候，偷袭就又没了。这么接二连三的来了几次，亚宇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，吼声也越来越愤怒。林清霄可以专注攻击，杀伤力惊人。他每一剑下去，亚宇挣扎的力道就要变弱很多。 最后，凶手绝望不甘的嘶吼一声，轰然倒地。洛寒脱力，双手几乎失去力气。而这时，长老们也姗姗来迟。看守长老大手一挥，掌形司弟子一起拥上，抛出困魔锁，结成一个八卦网，逐步收紧，慢慢将亚宇勒紧。亚宇倒在地上，身形如一座小山一般。 他痛苦又屈辱，不住吼叫，几次想要冲出来，都被困魔锁上的阵法打了回来。困魔锁最终缩紧，把亚宇捆成粽子。方才不可一世的凶兽，现在也只是瓮中之鳖罢了。亚宇双眼血红，困在锁阵中，不住喷着粗气，愤怒又仇恨地盯着林清霄和洛寒。他虽然没有灵智，但并不是蠢。 怎么猜不到刚才偷偷使绊子的人就是洛寒呢？洛寒被这种眼神看得发毛啊！林青霄本来已经收了剑，见状挥剑打出一刃剑锋，亚宇眼睛上顿时结了冰，再也无法失误。洛寒无声松了口气，和林青霄道谢：“多谢，举手之劳。”林青霄说道，微微正色：“是我该谢你才对。” 洛寒听到忍不住笑。 <laughs> 好啦谢来谢去的太见外了。你保护我许多次，我也想帮助你啊。洛寒说完，生怕听到林青霄说那只是个交易，立即止住他的话。停，让我们的对话停留在美好的表象上，可以吗？林青霄无奈说道：“好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